ဒီနေ့ခရစ်တကရေ2018ခုနှစ်ဒီဇင်ဘာလ17ရက်နေ့ဖတ်ပြန်တော်ရလားဟုတ်ပါဘူး今天是二零一八年一月十日。ခုကယောဂီတရားရှိမှန်းတဲ့ကမှာအဓိကဖြစ်တဲ့ဇင်းပြန်လျှောက်နည်းကိုပြောပြမယ်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要行禅的时候要怎么样行禅。人杰小姐好，阿他妈女士啊，阿贝尼雅格尼比洛贝吉，向内坐牢，你也不要怎要。样的。要行禅的时候，第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自己定一个步道吧，就是从哪一个地方开始，要走到哪一个点。比如你要和妈妈比比谁，妈妈也跑。一旦选好一个步道之后，在步道的一个边上就站了。西古，三阿梅龙，三几吧？就是要正面的看着自己。 五平米的近。人的排骨，新马 PC，罗马 PC，拍他完。五米的远，就是看着五米远的地方，要直线的看着，然后把手放在前面也好，放在后面也好，就是要放在一起，这合着的，不是放在旁边。人的排骨，可以吗？ 脚么抬呀？啊，两只手不可以放在身边，就摇摆的。人年是在干嘛？起头，你讲起头做家务，屁股起头么抬呀没？在行产的时候，主要要观察的地方是脚，所以，在行产的时候，心完全放在这个脚上面。也是，妹妹人年么逍遥。 不可以闭着眼睛行禅。那是每年正月小雨，沐浴了来往的。如果要闭上眼睛去行禅的话呢，会昏倒下去的。你一起嘛，人家下面属于没冷阳气的，你嘛小破路的。要夜里行禅的话呢，就要在有光之下去行禅。 人家觉在干嘛？人家去到个沙比了，翻呀的。在行禅的时候，先从右部开始，先迈右步。伢蓝的，白蓝的，伢蓝的，白蓝的路，这三千三米多，慢多要没。要一步一步的观察下去，右部、左部、右部、左部的观察下去。 伢安在所因，伢起得过吗？岁数太阳没？在跨这个右步的时候，心完全在这个右步的脚上。对，安在所因，没起的过吗？岁数太阳没？在跨左步的时候，心完全就在这个右步的左步的脚上。去那里看见了，去了 阿波个必定他会来丢玛雅没？在跨步的时候，脚提到了，这个也要意识到。提了个上来点，看完了丢玛雅没？就是他提的时候，他推的时候，要知道这些动作。提了个下来点，看完了丢玛雅没？也要察觉到他放下的这个过程。 其中呢，踢的你要没嘞，不要没也没。也要觉知在接触的时候，脚和地板接触到的时候。阿底耶梅妙拉提贝拉要拉尼就这样观察下去，一直开始到自己选好的一个步道的终点。 两双手要干嘛？慢慢压下来，压屁股，偏斜一下，压着干嘛来着？压着压着撸，慢压着，斜着干嘛来着？斜着斜着撸，慢压着。走到终点的时候要站立，这个时候要关照站站站，然后心完全是在这个站的站姿上面。然后要转身的时候就要关照转转转。 就是身体转，心也在关照这个转。拉手多比索耶，拉拉变转米罗，米罗，你要拉两回，拉两六回，拉米罗，米罗呀没。之后转好之后，也可以继续再观战，之后才继续走，来回的走。等那一，真个小玛雅没。要行禅要一个小时。一个等那一玛呀没。坐禅。 也是一个小时。有些这个，面对阿弥，人家说面对六十六一路听他的。多数的禅修者会认为行禅是很简单、很容易的。人家说大家，他现在在河边了，开的。行禅是难过坐禅的，就行禅更难。海边，面对蛤蟆。 在坐禅的时候，呃，很简单的；但是行禅的时候要精进的。今天像阿那卡加达屋里呀，没有露的。坐禅的时候呢，只要心专注、观察就可以；但是行禅的时候。 需要两种精进，坐禅的时候只需要一种精进。首先，你的其他个慢的无为啊，的没有；还有其他个，来慢的啊的无为啊，根没有；还有无为啊，根没有，不好去嘛，不努在行禅的时候也要走，走的时候你也需要有精进，你的身体要动，然后在动的上面，你的心也要跟着这个动。 这个是另外另外一种精进，所以行禅的时候是需要两种精进的。先到树下，第二个，让大家各一家，屋里也露出来。在观察脚的移动是姿势的精进。先到树下阿端亚的屋里亚跑贝，就是因为心有这个心动念才。 有动作的这个经济。谁的啥有路可来？谁又觉得有路可来？也可以说，这个因为心而有的生，这生就是这个动作，也可以算是大压，就是生。那你、那你刚才提到，为了让他知道觉悟，不要另外的无理要求，是第一个、第二个无理要求嘞。 在这个动作是刚才说动作是身体的精进，然后心要跟着去关照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是心所的精进。刚才坐禅的时候是只有心所的精进，但是行禅的时候是心所的精进和这个身体的精进要有两种。大家，今年真言上问的你嘛，我们要念念些。 所以说，在行禅的时候是要需要有两种精进的。在坐禅的时候呢，就只需要一种精进。在行禅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关照，大家都会禅修者，大多数的禅修者都会觉得。 行禅是很简单的。人家说的，老一纪的这个木，人家属于第二处压做到的不够嘛。人家说的，慢一点，第二处压的不够干，慢了。行禅是很重要的。之前禅修过的，就是我们的，我们之前的几个长辈，他们修过的都是在行禅中啊，升起智慧的比较多。 舍利的，人家第一是马列看嘛，第二喽，怎样消灭，满足了你的。有些大长老他们在修的时候呢，整天一天一夜都在行禅。怎样消灭烦恼呢？比如道理，刚刚好就是被满足了，第二喽，舍利的呀，怎样消灭第一马列？就是在赶走这个烦恼的时候，就是通过。 行禅就这样修着，把赶烦恼都赶走。菩萨，你再多读阿弥呗，你看那边，人家小比丘呗，买比丘，第二出家了，没阿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是，好多出家人，好多僧众也是通过行禅有智慧升起的。阿人家现在干嘛？屋里也还没有拜昂，买佛炉咧。 所以在行禅的时候呢，这两个精进都要用上去。在坐禅的时候呢，啊，定力带对的，就是定。也可以说是坐禅的时候是主要是定，但是行禅的时候的。 主要是经济。台湾买来看，去嘉年华游，所以讲，台湾旅游 people 哪样得？在坐禅的时候，坐的时间太长了，人都会呃变得不活跃，然后就会发呆一样的。台湾人。 应该多点的多点啊，所以开多点的多些。坐船的时间太长了，就比较容易昏沉。昏沉就是因为你变得模糊了，才会有这样的昏沉。大家看紧买来看嘛，有几个啊？应该个，其他的。所以在坐船的时候，好多禅修者都会比较容易昏沉。应该个的么啊，五年啊。 容易点的不，到底安奈点的不为。昏沉就是你的这个正念不够强，还有精进不够强，才会有昏沉的。他妈那个屋里也无上的，哎，他妈那个他妈的无上的，怎样什么那个屋里也无上的，知道？他妈的那屋里也一般，一秒钟入的。坐禅的时候是定力在。 定力比较容易升起，然后定力是带队的，这个意思就是你一坐禅的时候，定力很快就会升起的。但是行禅的时候呢，是精进比较多，所以精进和这个定需要平衡。那么，今天我们要把二面嘛，要把那年波了那个。这个定和精进平衡，才会有智慧内观的智慧升起的。 苦苦劳累，苦苦剥夺也，不得那样个嘛，不能苦。一个轻，一个重，啊，一个变轻或者是重，这样不平衡的话呢，内观的智慧是不会升起的。这个没听完呢，人家伊几下子晓得所以，谁第二个观点嘞？没有管好自己的心，然后行太长的时间。 就没有管好自己的心，走的时候也没有专心的去看的话呢，心会掉举散乱。所以第二个那个乌迪沙罗破的啊，这个就是掉举的现象。太阳、人眼、明眼因乌迪沙，所以第二个讲的。所以行禅想的太多了，就会偏向这个掉举。太阳明眼最不听那因。 သမာဓိလွန်ပြီးတော့ဌိနမိတ်တဘက်ကိုကူပြီးတော့ငိုက်ဝတ်တတ်တယ်坐禅坐的时间太长也没有如实的关照下去的话呢心会偏向这个钓局嗯这个昏沉ဒါကြောင့်သမာဓိနဲ့ဝိရိယနှစ်ပါးညီမြအောင်ထိုင်တာကတဏှာကြီးမှခိုင်းတယ်ဇင်ယကတဏှာကြီးမှခိုင်းတယ်ဒီလိုဆိုရင်သမာဓိနဲ့ဝိရိယနှစ်ပါးအမိများပြီးတော့လာတယ် 这边呢就要规定的就是行程一个小时坐上一个小时就是不要走得太不要坐得太偏所以就这样规定的有时候坐的时间太多了时间太长了啊腚太强筋颈会跟不上的人家小米辣楼五点三弄开花一个麻来了没有 行禅行多了，掉举很严重，掉举很重的时候呢，这个定力就没有办法去跟着。啊呀，他妈的，我连他把你灭了，他的那一，人家的那一，给下来都不话了。所以一个小时行禅，一个小时坐禅的规定呢，就是要来平衡这个定和精进。 老板家了，我个太难一些了，去，难难一点，不苦些，我难难了都太难的。如果能做下去的话呢，以后就是时间长了，就是修了一个星期之后的意思吧，就是你就可以两个小时，如果可以如实关照下去的话呢，可以做两个小时，但是不可以不要超过两个小时。叫你看云没？ 哎，所以讲，明年工作原来就我们下午。你做的时间是很长，你能做，你可以坚持做，你可以接受，但是你没有清楚的看到什么东西，那也没有用。那现在干嘛？路边啊，把你那个脚的下头路慢了一点。在行走的时候，刚才第一段就是左右步、左步嘛。 就是第要第二段的话呢，就提起放下，可以分成两段去观察。在观的时候，在观提起的时候，在念的提起心，也要知道这个提起的过程，放下的时候也是念放下默念。 还是标放下，但是心是完全知道放下的过程。其他多了一点什累的多一点，提起来的了；，跑的多一点，提起来的了；，倒地的多一点，提起来的了。所以阿不要埋怨的。在念提起的时候，嗯，知道是在提起的，知道这个过程的时候，这个脚是轻的、重的还是胀的，这个也需要知道。 就吃一点，看嘛，那个，哎，如来，累了就抱掉停下来了，饱了就抱掉停下来了，饿了就抱掉停下来了，抱了抱掉停下来是哪个不一样嘛在放下的时候，也是轻的明显，还是呃重的明显，还是胀的明显，反正都会感觉到一个的。那走路，买奶妈，推奶妈，怎么的？去了那就。 可以这样察觉到，才会有定力的。廿三点、廿三点、廿八路位，怎么地偏那个声音？廿三点、廿三点，过了八八。如果左部呃右部左部，你就可以培养好定力的话呢，右部左部就可以了。那个有几个廿三点、廿三点、廿八路，谁偏那那发地的？ 所以，叫啥嘞？啥嘞？那那不就马路家嘞？但一个禅修者在走，在关右部、左部、右部、左部的时候，心还是比较心还是跑出去的话呢，就可以去多一个关照，去关照提起、放下两段的方式。感觉有几个，叫啥嘞？啥嘞？那叫马路阿妈嘛？对不对？你嘞？ 你在推慢了的时候，你在推的快的、慢的、差的路都没有慢到的。但在做两、在做两段式的时候，一个禅修者他还觉得还不够细，他还想更详细的去关照。他有这个心的话呢，就可以去关这个三段式的提起、推前、放下。哎，那个慢了。 原来是买的，穿的都买来，看嘛。绿的那部地啊，蓝色衬衫的嘞；，的那部地啊，蓝色衬嘞。苏拉布勒拿来的，所有的那部地啊，衬衫的啦，透明的那部地啊，衬衫的啦，苏拉布拿来的都在关这个三段式的时候，提、推、放的时候，哪一哪一个特象比较明显？轻的、重的、拉的、推的。 这些也要知道，不是全都要知道，就是你明显的察觉到什么是你需要知道这些的。大家怎样个参加这顾客的？所以说行禅是比坐禅更难。有一个对的帮忙报道怎样现在不累来的六天人家的？大家以。 为形成很简单，就是不够了解才会这样认为的。比如，包包擦擦，人家小弯路他妈的，疲惫，疲惫下来。就是呃不够专注，也不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观察，所以就没进步。你说人家学的哪一嘛，人家男得别男得了。 明天能生了吗？九号的三日嘎明天能 u 了吗？九号的三日嘎明天能生了吗？礼拜礼拜吗？明天能生吗？明天能生吗？所以在行禅的一个小时就分成三段：，第一个二十分钟就右步左步；，第二个二十分钟就提起放下；，最后二十分钟提推放。 那这样就走了一个小时。那这个，我记得，人家现在你们马路阿长，就表的什么喂？这个就是跟大家讲行禅的时候所需要的要点。喂喂，恰恰马虎路的，细细杀杀马虎路的，疏疏塞塞马虎路的。要细心的，要专心的去观察。 也要细心的去关照，也要专心的去关照。去得啦得啦嘛，这个必然属于巧妙弄的点来的。在一步中，如果你够细的话呢，有时候这一一步中，你可以知道六个点，就是六个不同的觉知都会清楚的察觉到的。你要阿姐，要给你嘛。 ဇင်းကံတမာတိအာနယ်လို့တရားမတွတ်တဲ့တာကများတယ်一般最多的禅修者的不进步，就是没有做好行禅，才会不进步的，进步的比较慢。ဒါကြောင့်ယောဂီတွေကတတိပဋ္ဌာန်၄ပါးစလုံးဆိုအောင်မှတ်ဖို့လိုတယ်။所以禅修者都需要观这个四念处，要齐全的去观四念处。 怎样晓得？看嘛，起了两米了，慢点的步地阿个，噶也轮不到那第八产业的包围。在行禅的时候，在跨步的时候，在关照，这个就是在修身念处。怎样晓得？看嘛，起了到顶了，顶了拿了的步步，慢点的步地阿个，不连产业的包围。在走的过程中。 知道了胀，知道了麻，知道了疼，哎，在观察的话呢，就是在修受念处。人家觉得干嘛，既然嘛，怎么喜欢呢？这个身上，脱离了的菩第二个，谁担保的呢？在菩提。在行禅的时候，没有正念的去想事情，打妄想的话，来去关照的话呢，这个就是在修心念处。 လင်းရတက္ကခမှာယာကစိတ်တွေဒေါသစိတ်တွေဖြစ်တဲ့သဘောတရားတွေကဓမ္မနုပဒနာရဲ့သဘောတွေပဲ在行禅的时候会有生气的心升起想要的心升起这些都是法法的所缘ဒါကြောင့်ထိုင်တဲ့ခါမှာလဲတတိပဋ္ဌာန်၄ပါးပါသလိုဇင်ကြံမှာလဲတတိပဋ္ဌာန်၄ပါးပါတယ်ဆိုတာကိုနားလည်ရတယ်所以要懂 坐禅的时候也是四念处，行禅的时候也是四念处，都有的。对呀，在在小餐的时候呢，啊，就要准确的讲出来。行禅的时候，你清楚的看到什么？清楚的察觉到什么？ 这样子那个嘛，知道嘛？只要没、没那没挑剔没的，没货没路。查，只要没那没嘛，送来没货没路。在行产的时候，这个脚步还没有开始之前，也不要去关；已经结束之后，也不要去关。这样生理在知道，思想里在别说办法，不要没不了的。就是正在。 移动的那个刹那，那个当下，就关照那个当下的刹那。那要恁妈那个么？就比蛮好咪咯。来比到，人家呢，拉你去松瓜来比嘛，来比好咪咯。所以在关的时候，不要提前去关，也不要结束之后才去关。 九万千有，菩提阿嘛，底嘛何故？初嘛，两万千有，菩提阿嘛，底嘛何如果这样去观的话呢，不会察觉到什么，也不会有什么智慧，因为他还没有开始啊，他还没有，还是已经结束了，那个不是真相。大家闻，听，听到现在，别说讲这些嘛，慢慢，你听得听得多么，菩第二个底那也 所以在要观察的一个所缘，就是要正在做的一个当下，这样才会看清楚当下的真实。那手表醒了，在路上抽烟的呀，人家走路奇葩的，过夜做的什么，都脱不多，燃小的屁股的系列的。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些呃，有一些出家人就行禅醒的多了，就是脚底。 脚板都裂开了，所以他们就跪着用膝盖来走路，也有这些记载下来的。我在这里看了那个许多的车子那里啊，奇葩嘛，他没帮你的不顾体系的，还有不顾的养看那个，人家小弟啊，反正干嘛奇葩的不管嘛的。所以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啊，有一个年轻人，他们家里很富裕。 然后他出家的时候呢，他，呃，他出家的时候，他的脚呢，弄得脚底下都有长毛。然后他出家的时候走路行禅的时候呢，脚都裂开了，嗯，就有伤了。但是呢，他就会了走。不去了噶，这边的农伢佬去边去佛的，不跪到来干嘛？去佛呢，烂么小奶路，都头去着，要烂的，不要烂的。 因为他的脚太细，呃，太密，然后太柔软，嗯，所以走的时候就有伤口，走的多了就有伤口裂开了。后来他也是跪着去关照，呃，右步左步右步左步，还是提起放下提推放。 可，地方上要给伢禅师不认为在做的在几位中，这些禅修者的脚细的、腻的、就长毛的。 <laughs> 我其实说一般了，说他俩都是吃饭弄伢，都不露体嗯，有这个有穿袜子，并不在。 不可能是脚太嫩了吧？才穿着袜子走。哎，布标拉开来啊！人家晓得买不买你，啊，底下以上禅师所说的都是要如何去行禅的要点。第二点要怎么样？是不要走路的？嗯，最重要的是禅修者最好是。 不要说话。这个不要紧，的内容嘛，他呢都没理解哈，别去说他。一说话了，一整天你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这个定力就消失了。八个人说了，过不要他了，自个儿的呀，别别心烦了，别也听也干嘛，他妈就没别的话。因为你说过的话，你会重复，你会再去想。 所以这些想呢，就会在坐禅的时候也会升起，所以就不会那么快的升起定力。要说偏偏心也路多嘛，那边有个也是个，都可的，比方没路，他们这些人。佛陀的这个佛陀说过，一个禅修者说三句话就可以。是个比较的呀，比沙七波拉路。 这个得看表位，不能在给上纽手印，得看呢，不让表下来。如果需要说话，但是这个话呢，一句说一句可以解决的话呢，就说一句就可以了。这个你看表嘛，不能给上纽手你看呢，不让表下来。如果说两句就可以说完的话呢，就说两句就可以了。这个都看表嘛。 ပြီးမဲ့ကိစ္စမျိုးဆိုရင်စကားသုံးခွန်းနဲ့ပြီးအောင်ပြောရတယ်如果说三句够的话就说三句就可以了သုံးခွန်းထဲတော့မပူစေရဘူး但是不要超过三句话စကားများရင်တမာတိပျက်စီးတယ်说话就会散掉定力了ကိုပြောထားတဲ့စကားတွေကိုပြန်ပြန်သတိရတော့တရားထိုင်တဲ့အခါမှာတမာတိမဖြစ်ပဲဖြစ်သွားတယ်就是在 打坐的时候会会时常会想起说过的话，所以这个定力也不会那么快升起。是噶，要不噶罗比，他们当时也也是学了噶嘛，噶嘛不勒第二步，晓得是噶老贵，要客气的。要说话，就是跟禅师报告给禅师这个小餐的时候才可以说，但是那个时候也是自己。 看到什么，清楚的观察到什么，就说那个就可以了。苦里啊？人呢？他生的里？阿龙宝贝。禅师说的这些都是关于行禅的，大概都讲清楚了关于行禅的要点。老皮，他生的里？就比比。上一次都已经讲过关于坐禅的要点。 现现在就可以问禅师，你们听不懂的、不了解的，啊，那是我们录没录下来？不要客气，可以问。没进来录音没吧？有人想问就问。嗯，禅师好，就是问一下那个行禅。 平常的时候，嗯，就是嗯，会会那个，呃，我今天就是那心一直散乱嘛，然后就，呃，我走的比较慢，我就嗯标记那个就是嗯提起来，就提起，然后推，呃，然后放放的时候是个念头。 然后就是，然后放下去的脚板放下去是接触触，然后就嗯压下去。就我我就是看到的我都标记，包括就是嗯嗯走路的时候脚的那个重和和那个肌肉会会痛嗯嗯就嗯想问嗯嗯嗯嗯嗯嗯 因为看的比较多嘛，我这样标记可以吗？就是我说标记的，嗯，提推推前放下妄想接触这个意思。嗯，就是接触和和压压压压下去的。嗯，对对。这是超过了提推放，这样对不对？对，对是。新年消费卡马了，提前的 c 语言瑞聊的，的新疆明年的小比较，抓人难的，掐人。 ချတဲ့အခါမှာစိတ်ကူးနေသေးတယ်အဲ့တော့သူကစိတ်ကူးတယ်ထိတယ်ဖိတယ်အဲ့လိုပဲမှတ်တယ်သုံးချက်ထက်ကိုပိုသွားတယ်အဲ့လိုမျိုးတော့မှတ်လို့ရလားရပါတယ်မှန်ရတယ်အာ可以的ကိုမှတ်နိုင်အချက်တရားလည်းမှတ်လို့ရတယ်如果能关照有自己有这个能力的话呢关一百个点就可一百个点也可以的不只是提推放ဈေးမြန်ဖြောက်တဲ့အခါမှာစိတ်ကူးတယ်ဆိုကြတဲ့ကောက 骑着过嘛，在对面媳妇说了，我打天下嘞，大家骑着过，对对掐掐，骑着过嘛，蛮步溜嘞。在寻常的时候，啊，妄想，一说到妄想，就是说明心不在这个脚上，所以尽量的把心完全的放在脚的移动上。过来，拿点吃的，东西过嘛。 C，他呢？就差别，明白。尽量的把心放在这个提的过程、推的过程、放下的过程这三个过程上面，心完全贴住这个，你会做不到。但是禅师说，尽量的去做到这个，把这个达成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就可以。人家说，小的多的，七零八万，生米煮不熟，救门面 平常在走是走，但是心不在脚，那也没用。哎呀，那年我走路太忙。就是要啊，就是要管好自己的心，要要管好自己的心，吧，不是说不让他去做，就是你想把它放在哪里，心要听你的话的那种，不是要去管他的那种。是呀，那边个龙街屋那边有。 过哎呀，个闭目而来的、瞑目而来的，这样的生活，是更加妙的。当然，我，他要是平时没有啊，去了干嘛？推开门，迈开腿就跑呗。因为心，它的视野很广。嗯，以前有过什么，你都会记下来，然后心容易跑到以前的一些，呃看到的那个东西、听到的、闻到的这些，它就容易跑出去。 所以，哎，现在是在训练这个心放在这个当下的一个所边上。举到上来的呢，慢的是要得踏的，得踏的加步子。就是一旦跨步，心和这个它的动作都是完全是一致的。脚来的、慢的、下来的，都给慢慢注意。脚来的呢，举来的举动方法是。 在观察的时候，要详细细的去观察。提在提的过程中，脚一提，关照的心好像是快速的。 跑过去贴在这个骑的这个动作上面，在推的时候也是一旦有这个推的过程，心马上就跑过来去粘住在这个啊推的过程的这个上面。放下去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们两个都要一致一致的要做到。谁比我出诊现在的时手上，气沉饱满，不低不虚，六个，这个。 就是一旦有妄想了，心就不在这里，才会有不在脚上，才会有妄想。刚才禅师说过，行禅的时候是需要有两种的精进，就是你没有两种的精进不齐全，才会有这样的效果。 无量那个地下多有你的，哎，无量他们是一个弟修不修行，是个天有多大？这个真念和这个精进是分不开的，是一体的。所以没有真念，没有精进的话呢，心就不在在当下的所缘上。这边没在写，不够，没录下完了。嗯，其他人想问的，下面我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行禅的时候，如果快一点的，就是第一段和第二段提推不是左右，或者是提放，这个如果就是有时候会怀疑是纯粹的概念在左右左右，就是成了惯性，那个心没有在没有跟着在走，但是还是在心里在默念左右。 这个手怎么处理？这是第一个，我会发我会发现有这样的现象。对对啊。စဉ္ညာလျှောက်တဲ့အခါမှာတဲ့ဘေလန်းတွေညာလန်းတွေကြွတယ်ချတယ်မှတ်ရင်မှတ်ရင်မှတ်ရင်နဲ့ပါဇက်ကပဲယူနေလို့ပဲစိတ်ကလည်းဘာမှမသိဘူးတဲ့ပါဇက်ကယူနေတော့တက်ဖြစ်နေတယ်အဲ့လိုကြရင်ဘယ်လိုလုပ်ရမလဲဘာမှမသိဘူးပေါ့အကျုံမမြောက်ဘူးပေါ့စိတ်မှန်းဘူးလို့လားခုပြောလာခဲ့တယ်ဘုလားမှတ်တဲ့စိတ်နဲ့ခြေလုံးတွေကကပ်နေရမှာဆိုတာအာ就是 如果是那样的话呢，你就是在念，所以这个行禅是无效的那种。刚才说了，是脚要动，心要觉知这个动作，就是要去做到。怎么做？老师没讲。不是呢，说啥干？第一呢，先得看两个嘛。第二呢，理论。恁呢？ 对拼命哦，拼命哦就为了不？啥人呢？你的手里太累了，啥人都不往外。妈妈说：“不啥能说些么？”我说：“我谁呢？慢一点说的。”其实，在走的时候呢，最主要是心要知道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但是为什么要去默念？为什么禅师会教导要去默念呢？就是让这个心不要往其他的地方跑，所以就念住它。 啊，提前推前放下，就是不让心走，才给他扶住一样的去念。但是最重要的，是心要知道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念不念都不重要。嗯。第二个就是，走得慢一些的时候，心容易跟得住就可以。我会觉得它是一节儿节儿一节儿节儿上来，停停停停停停停，推推推推推推，放放放放放，有很多个节儿。 就是这样下去，是不是？那我是不是可以心里？我想再确认一下，刚才禅师说可以标记很多个点儿，是可以的是吧？然后后面一个问题是，那等于？呃，对啊，你你的少得卡嘛的，转的；，一样，你女的少得卡嘛的，六项目的那共产党人抓来卡的，年越转的，男的卡的，年越男的。 查嘞看嘛嘞，先先先先查你嘞，老细细来慢点嘞，啊，一下来不难嗯，可以的。最重要的是觉知是最重要的，它不在于三个、两个、一个，还是一刚才说的那样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走，行程，不到一个小时会觉得后背酸。 圆形往下弯，然后呢？嗯，就是这个是可不可以弯？方式不对，还是说我某个地方不对？就是差不多要一个小时的时候才会这样。就是走长了就不，就是还没到一个小时就会发现这个后背特别酸。嗯，后后来是你是怎么解决的？我就歇一下。哦。 တနိုင်စင်းညံလျှောက်တာတဲ့တနိုင်ထိုးအရန်ခါနာတယ်တဲ့အဲ့လိုကုန်းကခြင်းနဲ့စိတ်ကြီးစမ်းလိုက်ခြင်းနဲ့စိတ်ကြီးပေါက်တယ်ပေါ့ဗျာအဲ့ဒါနဲ့အဲ့ဒါသူစင်းညံလျှောက်တာများမှားနေလို့လားတခုခုဖြစ်နေလို့လားတဲ့အဲ့ဒီညောင်းတဲ့အချိန်မှာမလုပ်လိုက်လဲဆိုတော့နားလိုက်တယ်တဲ့ခဏလေးထိုင်လိုက်တယ်ညောင်းတာခါနာတာတော့မှားတော့မပါဘူးကိုယ်ခန္ဓာကပေါ်လာလို့ဖြစ်တာမှားလို့ဖြစ်တာမဟုတ်ပါဘူးကိုယ်ခန္ဓာကိုယ်ထဲမှာပေါ်လာတဲ့သဘောတရားကြီး 就是酸的，并不代表一旦出现酸，也并不代表你形成的不对。就是身体里面是会有种种的疼痛的。就是形成的时候，禅师刚才说的那些形成的时候要怎么去关照，就怎么说，就是就那么那些而已。 所以只要你们那样去关照，不会有问题的。但是身体的所有出现的疼痛呢，不是因为平常才会这样。明白，嗯，谢谢。还有吗？这边刘哥这边没，刘哥里面，不在背里。男众不要闭上嘴，要问。还 <laughs> 是想回答男众的。第二是的。是？ 随你嘛，嘛来的。你要是听我讲，我拿汤油呢，拿馒头。法是需要讨论的，只是关听别人说不懂的。你听别人那个好得了，万一拿汤帮忙帮但费内嘛，变没嘛，他来他帮忙来一个人在讲，大家听着是听不懂的，就是要看在讨论。 才会听得懂嗯。嗯，刚才讲师说一个是呃，我记得他说是要右脚先迈。啊。呃，我通常是左脚先迈，所以我是左右左右，这样可以嗯。不是右左。师说的是右脚右步左步对吧？啊，对。你是在关左步右步对不对？就是那个顺序就开始的时候是先左还是先右？我要先先晓得看嘛嘞。 啊，排蓝的、染蓝的，卖这些的，可能些了，有了染蓝的、排蓝的，比较的多。排的、染蓝的，那个，色盖那个突出啦；染蓝的、排蓝的，那个，尾巴的那里就突了。呃，左步右步就像兵人、军人的走法，左步右步，左右左右左右。但是在内观的时候呢，右步左步。 所以是可以的还是不可以的？那个意思就是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呃，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呃，刚才说它是分三段嘛，先右左，然后提放。嗯，提放对，然后提腿他建议，这个是建议还是规定？比如说一个小时一定要这样做，还是因为我是直接就提推放。啊。 အရှင်ဘုရားခဏဘယ်လန်းနဲ့ညာလန်းနဲ့ဘယ်လန်းနဲ့ကြွရဲချရဲကြွလန်းချဖို့တနာယူမိ20 20မှတ်ခိုင်းတာအဲ့လိုပဲမှတ်ရမှာလားတဲ့သူကချက်ချင်းပဲကြွလန်းချတခါလဲမှတ်တယ်မှတ်နိုင်တာကိုပြောပြတယ်တနာယူပြီးမှညာလန်းနဲ့ဘယ်လန်းနဲ့မိနစ်20လောက်မှတ်ကြွရဲချရဲမိနစ်20လောက်မှတ်ကြွရဲလန်းတယ်ချရဲမိနစ်20လောက်မှတ်တော့ကမှတ်မယ်ဆိုရင်ဒီပုံစံမျိုးလဲ 慢一点了，了，你哪天背哪天背，恐怕他妈的憋得死。你哪天背哪天背，可以早背完了。禅师只是给你们一个嗯选择而已，是这样可以去关，右步左步二十分钟，提起放下二十分钟，提推放二十分钟，可以把一个小时分成这样三段也可以关。刚才禅师也讲过，如果你觉得右部左部。 你就可以有定力升级，就是说那个妄想也没有，你的心完全可以跟着这个整个过程，你不用非要提起放下，也不用提推放，就是自己可以做选择。没有啊，我在进来。吗？嗯，就是是刚说袜子的那个问题，是不是不建议穿袜子？ ရှင်ဘုရားခုနကတော့ခြေအိတ်အကြောင်းပြောလိုက်တာခြေအိတ်မဝတ်နဲ့လို့ပြောချင်တာလားမဟုတ်ပါဘူးလို့ဥပမာပြတဲ့တရားဟောတာလေ举个例子而已不是不能穿ဟိုမင်းသားလေးကခြေဖွားမှာမွေးပေါင်နေတာခြေဖွားမွေးပေါင်လမ်းသွားခါကျတော့သူ့ဒီပုံသွားတယ်ပေါ့ကွက်ထွက်သွားတော့ဒီမှာအခုခဲ့မှာယောဂီတွေမှာခြေအိတ်ဆုံးမှတ်တာတော့ဖြစ်ဒီလိုခြေဖွားမှာမွေးပေါင်တဲ့လူတော့မဟုတ်ဘူးထင်တယ်လို့就是今年里面你说的那个年轻人，他 就是他的脚，软到腻到就长毛了，然后他的脚寻常的时候都裂开了，然后产生说你们穿袜子不会是那样吧？就是脚太太那个凉，想 <laughs> 要穿袜子。冯玉龙都有底子，看人家去没说他的，一路做他的，啊，去去去帮我们面边的客户。对嘛，多嘞，一路不查的啊，就去。我打压的。嗯，可以。 上次去中国的时候，也是整天抱着脚的，就是因为太冷了。不嘛不嘛，在那去体了，恶劣了，我说哈。嗯，在缅甸那么热那么出汗还觉得冷，还要抱着，找事儿呢。人家白人很热热，我们那那娘们儿热。啊，那一路行去，说一下吧，这。嗯，可以的。 那你就是说，怎样才能算是放松？因为我只要很专心、很认真的去看脚的时候，它就开始疼，还有开始沉重，开始胀，就是它那个注意力远远的就是超过了我的注力，就是把我的注意力吸引。对啊，没那的话，或者你一年级的呀，小同学。 ပြောတယ်ပေါ့နော်အဲဆူဆိုက်ပြီးမှတ်လိုက်ပြီးဆိုတာနဲ့ခေါင်းကြီးတင်းပြီးတော့မှမူးလာတာဖြစ်တယ်ရှောက်တယ်တဲ့အဲတော့ဆရာတော်ကစိတ်ကိုလျှော့ပြီးတော့ဖြည်းဖြည်းလေးမှတ်လို့ပြောတယ်တဲ့အခုသူတရားစဉ္ညာသွားရှောက်လို့ရှိရင်လည်းမှတ်တယ်မှတ်နေရင်လည်းဆူဆိုက်လိုက်ပြီးဆိုရင်အဲ့လိုမူးနေတယ်တဲ့အဲ့တော့ဘယ်လိုအခြေအနေမှာတတောင်းတက်သူဒီအရန်မဆူဆိုက်ပဲနဲ့ 慢慢你就不要这样子。过过检查不就完了？我讲你忙你别弄没事。过过检查，不留在先死在那几的，不留在先晓得出来过过，比如六的。就是要自己去解决。呃，你的事情产是不会知道的，因为你是呃你是受到这个东西的，你只有你知道自己的你的问题。 如果你觉得太紧的话呢，肯定是你没有放松，你不舒服就是说明你没有放松，你自己去观察做调整。嗯嗯，说好。想问一下，就是在行进的时候，发现那个脚就是就是。 就是不动了，就是其实我是想走，但是他他不动了，你怎么办？嗯。就是我是想，比如啊，呃，我是就走着走着，然后我想让他走，但是他不走了，那怎么办呢？那后来是怎么样？后来我要停了很久，也很吃力的再让他走，就是就是很吃力他才走。嗯。你新疆小雨落麻了。嗯。新疆太消沉 ရှောက်မယ်ရှောက်နေလို့ဥပမာကြွတယ်လမ်းနဲ့ချတယ်ပြီးတော့တစ်ခေါက်ပြန်ကြွမယ်ဆိုခြေထောက်ကမကြွတော့ဘူးဘလောက်ဘလောက်ဘလောက်ဘလောက်လမ်းလျှောက်ချင်တဲ့သူကမလျှောက်တော့ဘူးအဲ့လိုမျိုးပဲရက်နေတယ်အဲ့လိုဆိုဘယ်လိုလုပ်ရမလဲတဲ့သူအဲ့လိုမျိုးရက်တာကြာသွားပြီးတဲ့အခါကျမှအတင်းကိုအားဆိုင်ပြီးတော့မှလျှောက်မှပဲလျှောက်လိုက်ခြေထောက်ကလမ်းထွက်လာတယ်လို့ခင်ဗျာရှိတယ်ဟောဘယ်လိုဖြစ်သွားလို့မဆက်နိုင်ဖြစ်သွားတာကြွသေးသွားလို့လား 是不是经络不通了？为什么他就停了？哎，刘姐，去了卫生看。如果是那样的话，你们演的，多好。哈哈了，了，你们演的，多多重要，就演员就看。哎，就拍你的脚，就这个你别停，就走，要提醒他。 别的路也差不多。那好嘛，好嘛，基好嘛，讲慢点，嗯，可以讲。诶，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嗯，哎，如果我在行禅的过程中，呃，呃，一节节的那时候也能感受到，就提腿放，呃，也能感受到。但那个时候呢，我好像也感受到整体，比如说，表还是会叫啊。 腿的其他部分，因为它整个肌肉是带动的，它不整不禁止这个部位嘛。那我是想知道，我这个是有定力还是说心其实已经跑到全世界去了。你还听到鸟叫的声音？整个环境都是知道的，但当时也知道，所以我搞不清，可能前一个心是提退发了一结节，可能后一个心点跑到其他腿啊，也有可能，但我确定不了。嗯。 去不了，就是出来很自在。洗脸消费卡嘛的，抓蓝茶慢你呢，抓来了，新新新新抓来了，滴的蓝来了，新新蓝来了，滴的茶来了，新新茶来了，滴的。အဲ့ဒီထက်ကိုမကဘူးစိတ်ကအများကြီးကိုတည်နေလို့ဖြစ်နေတယ်။ညက်တန်နဲ့ကြားနေတယ်။အပြင်မှာဒီခန္ဓာကိုယ်ကဒီခြေောက်ကလမ်းလျှောက်တာနဲ့ခြေပွားတစ်ခုတည်းမဟုတ်ဘူး။ဒီခြေတလုံးကြက်သားတွေတခါလေလုံနေတာတွေလည်းတည်နေတယ်။ အဲ့လိုမျိုးအကုန်လုံးကိုတည်နေတဲ့အခါကျတော့သူစိတ်ထဲမှာတမာတိဖြစ်နေတာမဟုတ်ပဲနဲ့လွင့်နေရတာသို့မဟုတ်လို့ရှိရင်အရှိစိတ်မှာတစ်ခုတည်ပြီးတော့အနောက်စိတ်မှာလွင့်သွားတာလားအဲ့လိုစိတ်ထဲကတန်မြဖြစ်နေခြေတော်ထားလိုက်ခြေတော်ပေါ်မှာစိတ်အဓိကထားနိုင်ရင်ရပြီတခြားဒီဟာတွေလည်းသိစရာမလိုဘူးတည်နေတာလဲစိတ်လွင့်နေလို့ခေါ်တာစိတ်စိတ်လွတ်တာလို့ तू ကအာယုများပါတာ 啊，有娘的，失败比很多人。啊，你个，其实我们迈左腿，我们嘛？右腿，其实我们第个迈哪边呢？比另外一步。嗯嗯，就是心可以放在脚的动作上就可以。呃，如果心跑到另外一边，比如说知道这个脚的的肌肉吧，那个就是他这个心就离开了这个脚了。 啊，尽量的呃，就放在这样就可以了，放在脚上面就可以。其他的那全部的，嗯嗯，我可否理解为，其实心的确知道很多东西，但是呢，我们尽量是希望心，哎，训练那个心，只放在某一个某某一某一个某一个地方吧，除了腹部还松。 属于属于呢，吃呃，食都有是嗯，对，就那样。第二个问题就是想问，呃，安乐我听你，我好像表没了，有些地方没拉了，嗯，不会， <laughs> 心是不会全知道的。 禅师会举的例子，你看过电影对吗？တကယ်ချင်းနေရာရုပ်ရှင်သွားတယ်ဆိုတော့ရုပ်ရှင်သွားရင်းနဲ့စားစားတွေပေါ်ပါလေပွဲလော်လေးတွေပါတယ်ပွဲလော်လေးကိုလည်းစားနေစားနေတယ်ရုပ်ရှင်လည်းပဲကြီးနေတယ်တကယ်ငယ်တကယ်ချင်းနေလည်းစကားပြောနေတယ်အဓိကကရုပ်ရှင်ကြီးရင်လည်းပဲဒီစကားပြောတာပတ်လော်လေးစားတာညတာတွေကပြီးနေတဲ့သဘောတရားပါ 那个，这家个有些店，有些这家几乎没得，有些这家店呢，会落下来那个地泥的，那个泥是卡出来地泥的，比如说，地大包的，或者挨挨个包地大包的，那么嘛咯，都酷酷，天天咪咪咪嘛，人家个外面家家骗人的。嗯，呃，就是比如说两个朋友去看电影，然后他们也带了一些东西在电影院吃，然后进去一坐看电影。 看电影，你也知道电电影它它出的是什么，演的是什么，然后你也会在跟朋友说话啊，跟说话啊，这个不错，那个不错，然后自己也会讲的一些东西吃。其实这些东西你会觉得这些都是同时在升级的，但是你们会你们的心全会集中在那个电影上面啊。这个时候呢，你的专注的时候也会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他的你也会知道，但是你专注的是一个，因为为什么让你专一的去专注呢？就是你专一的，一看呢，你就会明白它的真相。啊，内观就是要了解真相，不是要把心全都散在那边。这个知道那个知道，那个时候可以知道好多，但是你对没有一个没有什么了解。但是内观是你只要看一个，可能你也会知道其他的。 啊，其他的那个都会有，但是你清楚的知道一个的话呢，那就够了那一关。有，等伢今天今天在家有你的，把侬连三天的时候，尤其包，干包嘛，几几干过，有些没子那们就每天也不如在家教你嘞，不如并来抓来出来过，讲讲不听那个，滴滴街街不低头，底下底下底下不低如果你是。 同时做这些事情，也看电影，也在吃，也在跟朋友说话。哪哪个时候你没有留意到电影是他变得怎么样的话呢？可能他们两个哭了，你也不知道他们在为什么在哭。可能那个时候男主角、男男的、女的他们做了什么，你会不知道。哎，那有些我，哎，那如果谁懂文章，基本走先，啊，有些文章没给买呀，怕他搞不要那个，怕如果的不如更那个 如果，你专一的只是看电影，你也不跟朋友说话，你也不在吃东西的时候，你是会完全会看得到男的、女的他们怎么说话，后面的背景又怎么变了，然后他们的这个言行是怎么样变的，是内观也是要那样的清楚，所以这些不做了。 但是有时候你是看着也在做着，你以为都知道，但是内观知道的不是这样的一个知道。怎么第一个，第二个？还有这苦代表嘛？三个慢内嘛？对不对？那工作苦退远内的嘛？你们知道呃，定力，定力就是专一嘛。呃，那个禅那的时候不是有这个一境性嘛？ 就只要把一个东西，你清楚的知道那个刹那而已，不是一直都是知道这个，就是那个刹那怎么样，你清楚的知道，再一个刹那怎么样，你清楚的知道，这个才是定。就是就是一个刹那一个刹那的定，这样连接起来。啊不，阿拉是得切得切得切，阿里得麻利，塞塞塞塞，多啊！我叫路亚大哥，翻滚九十八，翻滚九十八 为什么？因为呢，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第五页，都是关于“因为什么”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为什么”，就是那个练一个一个串起来、练起来是一样。就是你这个当下的所缘，你清楚的知道那个当下怎么样，然后再下一个当下怎么样，就一节一节一节。所以，你的。 对，对对对，不要说全都知道。这个当下是这样，那个当下是这样，那个当下就这样，当下的当下的这个清楚的觉知的那个连起来的时候，会串到好长的线。所以定力要连续，就是要需要这么长，就不要断，了，又在连又在断。那这个我再问个问题好吗？就是我睡觉的时候，就是我天心睡觉了，然后。 其实嗯，睡觉之前有小鸟在叫的，我听不到。我很困的时候，闭上眼睛就睡着了。后来我是被小鸟就是吵醒，我就听到那个声音了。就等我醒来的时候，就就觉得什么都知道当我睡着的时候，就什么都不知道。嗯，就是就是心嘛，它。嗯嗯，你睡觉的时候是什么都不知道，你醒过来什么都知道。你那想问想问的。是 第三归有意啊，都都帮我包工，对吧？没必要，都这个哪里的，没必要在哪里。禅师听不懂你说的中文，但是你一说就知道你是听不懂刚才怎么串过去的。是吧？第三归有意啊，是吧？第三三有意啊，关灯呀，系列是吧？着，我他妈关灯，我点了关啊，啥啥没收。 咱们来个归你要吃吃啥不一样嘞？对吗？呃，要要再讲，就是比如说那个我们串进去的这个铁链啊，一个一个串，比如说有一百个串接口，嗯，第一和一百个它是不相关的，但是中间的那个会把它连起来。对，帕提亚归你，都提亚归你的，都提亚归你，大提亚归你的，帕提亚归你，大提亚归什么？塞 大概都都这样子呀，设备它怎么地呀？哎，怎么地呀？对了，怎么地呀？第一个，接着第二个，第二个接着第三个，一和三是没有连接的，呃，没有直接的连接，但是它第二个，它就会把它们两个连接起来。这个是这个这样的说法的这个例子呢，是禅修的时候的我们培养的刹那定。 就是要那样连接的意思。我保证听，听，听得懂吗？懂。不？东边 I I P 就是第一、第三是没有连接，但是有第二个，所以不要以为一和三是不相关的。 但其实有中间有一个的，就是我们做内观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我那个刹那我关照到了，下一个刹那就是另外一个，我会知道什么？不用这样去想，它就是一直在连接这个意思。嗯，好的。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知道呃，呃，形成的过程中，呃，有时候因为一开始形成可能我会选。 左右左右或右左右左，然后感觉到了可以，呃，提退放这样子，我就直接就自己换。我是想了解的，是，其实这个怎么样去设置呃这个过程，其实是按着自己的感觉，哪一种更更可以培养病力去做就可以了，就反正就不用不做任何的预设。 သူကခုနဟာမေးခွန်းပဲထပ်မေးရပြန်သူကပထမအစဉ္ညာလျှောက်နေညာလန်းနဲ့ဗေလန်းနဲ့ညာလန်းနဲ့ဗေလန်းနဲ့မှတ်တယ်မှတ်ရင်းနဲ့အဲကြွတယ်ချတယ်မှတ်ဖို့အတင်းဖြစ်သွားပြီဆိုရင်ကြွတယ်ချတယ်မှတ်လိုက်တယ်အဲလိုပြောင်းချင်တဲ့အခါပြောင်းလိုက်တယ်အကယ်၍အချိန်ကြီးကြည့်ပြီးတော့မပြောင်းသင့်ဘူးမပြောင်းချင်ဘူးမပြောင်းခွင့်နေတဲ့ဒီတိုင်းပဲမှတ်သွားလို့ရတယ်ဒါကိုဆုံးဖြတ်ချက်ပေါ်မူတည်တယ်ရပါတယ်လို့啊是是的就是你自己去决定 还有吗？对，等下有遇到就。不要去别个先啊。什么嘞？没。啊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目前就是今年三月在台湾灵善寺的学习。嗯。嗯。呃，行禅的部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误解。那我就是一直在练习，就是先有标标记，嗯，然后再提。 就是一步两步三步我都是这样做，所以就感觉那个动作就比较卡，所以我不太知道，就是要先标记再走，还是先就是动作目标，所谓目标出来才标记之后再标记。我也没有讲清楚。有讲清楚，但是禅师刚才说的，就是有了再去标嘛。这个动作有了再去标嘛，对吧？ 啊，就是提才不要提，你不要之前之后嘛，啊，有啊，东啊，白诺啊，台湾嘛，对啊，阿土干在哪里？哎，东啊，都哪里啦？马多啊，人比乌嘞，抓紧抓嘞，就路标兵嘛，多吃到不抓嘞。လမ်းမယ်လမ်းတယ်ဆိုပြီးမှခြေထောက်ကိုလမ်းတယ်အဲ့လိုအရင်အရင်နေလောက်ရတာသွားဖြစ်နေတယ်တဲ့အဲ့တော့အရင်လောက်ရမှာလားဖြစ်နေတဲ့အချိန်မှာလောက်ရမှာလားအဲ့ဒါခုနဆရာပြောတာပါကကြိုပြီးလည်းမမှန်ရဘူး 脚为了妈慢啊，答应妈妈，知道，脚在那个哪嘛，抬抬，就苏巴嘛，慢慢。所以禅师说的也就是那个，这个提起要标这个提起，正在提起的时候才可以标，没提的时候也不可以标，提过之后也不可以标。但是好多人会听错的一个呢，就是提提的时候脚其实还没有动。 但它已经开始了，那个是可以关，不是说脚真的闪动才可以关，就只要是你要提，你从不动的脚一开始提的时候都可以去关提，但是你要就在那个当下提的动作上，他们不干这嘛，他们啥也干不了，我不干这嘛，他上去以后，上去再休息呢也倒地的啦，上去再看嘛也倒地的啦，为什么？ 就是在碗里我们蹲着的那些食物，你们看着就知道它的味道吗？还是吃了之后才知道它的味道？吃，撒在嘛爱就要用这个比喻来来来比较。叫嘛叫的卤嘛，拉嘛拉的卤嘛，掐嘛掐的打嘛的嘛，就是要。 有这个动作才去标这个标的和你做的呃呃知道的，这些都是一致的。你也在标，你也在知道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就在那个当下，这些你才会看清楚当下有什么。嗯。那么那可可呃，听懂了啊。对，他就靠家。啊。 Sadu, Sadu.